单回合而论，星星的成绩十分突出。只不过目前在整体榜单上只完成了一回合任务的他们，数据还一点都不明显，暂没有被玩家所留意到了。除了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人，居然直接拿了个大满贯，而且还各得了满贯奖励，两件让人口水横飞的成装直接在世界频道公布，真是想让人不注意都不行。 各大工会那叫一个郁闷呢！看看他们现在的成绩，队伍方面三十一双依然是最优成绩，尚未被打破。这成绩平均下来，每轮活动中抢到十双，达到半数。结果现在君莫笑一出手，直接二十双一网打尽，翻了倍的刷他们的成绩，实在让人咬牙切齿。可即便这样，又能怎样呢？联盟搞不起来。 而且，就算搞起来了，因为任务的随机性，也可能产生很多不在控制内的变数，压根没法正面针对。各大公会这忧伤呢，叶修他们早齐齐开始又一轮了，因为知道了满贯还有奖励，而且奖励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成绩可就有必要要追求一下了。不过，星星也没有因此调整队伍构成，五人的还是五人。 双人的双人，其他三位还是单人。这样做，还是优先保证多拿下袜子到手。毕竟满贯这个成绩，想拿并不是那么轻松。每个角色的三次活动机会很快就都用尽了。大满贯果然并不是那么好拿的，至少唐柔、武晨还有莫凡尽最大努力也没能拿下一个满贯。 个人赛里没有帮手，一切只能靠自己。于是，当二十双袜子全部被拾取，散落在很多人手中，系统开始倒计时时，确实有些难办。唯一可靠的手段，也无非就是自己丢弃一双袜子，争取更多的时间搜罗更多的袜子。但要真靠这种手段，想要拿到大满贯，很可能陷入一个死循环。 说到底，还是因为单靠自己情报有限的可怜，由于无法掌握更多玩家的动向，也就无法高效的完成袜子的掠夺，没有效率，到了后期就有可能是一个袜子礼包，还不如赶紧结束这一轮的好。倒是魏琛小队在随后的两轮活动中也拿到一次大满贯，魏琛基本就是照抄了叶修的思路，完全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 于是，在一些运气的关照下，在第二轮顺利扫下了全场二十双袜子。大满贯的奖励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五人一人一件成装，都是不输末日之星和撕裂末日那样的极品。不过随后的第三轮，他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最后是以十七双袜子的成绩结束的这一轮，比第一轮活动还要少上一双。 至于叶修和包子，随后两轮任务也都没有太好运，分别抢到了十五双和十六双袜子。要说第一轮大满贯，确实他们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就拿包子当时盯随的那队人来说，最后豪迈的将所有袜子集中在了一人手上进行豪赌，结果让包子一网打尽。如果他们当时将袜子分到每个人身上的话， 包子再能干，也没可能把分散躲藏的五人都照顾到。叶修设计的战术本就不是要大满贯这么极端，他们先引导全局，然后扣准机会，后手出击，一波爆发，掠到足够分量的袜子，在成为出头鸟的同时，也直接进入这一轮的尾声。这是叶修的初衷才对。 能拿着大满贯进尾声，那是意外之喜，可遇不可求。于是这三回合活动全做过，星星这下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了。无论队伍还是个人，他们的成绩都是遥遥领先。队伍方面，随着这段时间活动的继续进行，原本三十一的领头成绩被刷成了三十三双，他们提高了，但他们却不再是领头了。 领头的是魏琛小队，三回合五十五双的袜子让原本领头的让人羡慕的三十三双成绩变得特别渺小，更别提在他之后，君莫笑包子入侵二人组五十一双的成绩了。总数上来看，魏琛他们小队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队伍和其他领头队一样都是五人队，所以他们总数是最高。 但要算人均的话，却要远远输给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因为这么一个双人组合冲上榜单前列，让玩家们注意到榜单中还有人均这么一种排列方式。于是这么一点之后，顿时发现，排人均竟然还有一个小队是在星星的迎风布阵支队之上。人均排行上。 君莫笑包子入侵小队人均二十五点五双，让人嫉妒；而迎风布阵小队人均十一双，目前军榜第三。于是，在第二位上，玩家们发现了一支小队，却也是一个双人小队，人均十五双袜子，意味着他们目前抢到了三十双袜子。三十双的成绩在队伍的总数榜单上也是很上游。 但确实也比较泯灭，难怪没有人注意到。这双人小队的两个角色，一个叫“莫敢回首”，一个叫“谁不低头”。所显示的角色职业上看，两个角色职业相同，竟然都是神枪手。由于近些年来周泽楷人气高涨，上赛季又是拿下总冠军，带动的荣耀网游中神枪手也成了第一热门职业。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轮回拿下总冠军后，仅仅一周，荣耀十个普通区转职神枪手的新角色就多达五万余个。这五万多个角色是一时冲动的马甲还是什么，那就无得知了。总之，如此盛况前所未有，这才让游戏公司都按捺不住的公布出来秀一回数据。 荣耀网游受职业圈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要说职业圈本身，因为这种情况所受的影响却是短时间里看不到的。而从长远来说，神枪手玩家基数变大，必然也导致神枪手的高手相对较多。但是作为职业战队，终归是要讲求职业的搭配和合理。 总不可能看神枪手的出色选手很多，就硬往自己队里强塞神枪手职业。所以到最后，高手众多，但位置有限，势必将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有很多出色的选手将很遗憾无法占有一席之地。可是要说好的方面，那么留下来的势必是更出色的。 眼下这个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没人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周泽楷影响冒出来的新锐。但是二人小队三十双的袜子，比起叶修包子是要差了不少，但对比其他玩家却已经相当突出。要知道，绝大多数队伍都是五人的，两人小队在这当中周旋，恐怕是参与这活动最困难的一种方式了。 单人赛中各自为战，或者是五人队对五人队，那至少从人数上实力都是均衡的；而两人对五人，这无疑是这活动中能制造出的最大的人数差了。结果就是这样最难的方式，这两人却是拿到了三十双袜子，人均十五双，和团队这边的人均成绩都不用比，甚至可以拿去和单人比赛比了。 单人比赛那边，唐柔二十七双，莫凡和武晨同为三十二双，遥遥俯视着后方。后边的玩家呢？目前最高成绩的数据依然是十六双的成绩，而这成绩仅仅是比“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多了一双。这两人用最困难的方式都拿到了十五双的成绩，如果让他们各自参加单人赛的话。 恐怕也将是俯视广大玩家的存在。哎，这两个家伙是谁啊？一看平均榜单后，魏晨对这两个骑在他们队伍头上的家伙也好奇起来了。两个神枪手，叶修看过二人的职业后，显然是思量上了。你觉得会是职业选手啊？职业选手的话，哪家战队是有两个神枪手的呢？ 轮回。魏晨脱口而出：“真是没白在轮回公会卧底，把轮回战队的情况都特别熟悉了一番，不然怎么假装轮回粉呢？”你的意思，这当中有一个是周泽凯？呃呃。魏晨不言语了。周泽凯的话，才拿三十双袜子，好意思吗？ 他在拿下总冠军后，可是彻底被封为目前的荣耀第一高手了。微草也有两个神枪手。这时，乔一帆站起身，给叶修他们这边的讨论提供了一点情报。嗯，我觉得应该不是职业选手。叶修说：“就说周泽楷是第一大神，拿三十双袜子太不够看吧。” 但他也不是就随便把其他职业选手就踩脚了，他拿三十双袜子不够看，其他职业选手拿三十双袜子就刚刚好，没见叶修家包子的组合都狂掠五十一双袜子吗？虽然其中不乏运气，但叶修现在已经基本了解这任务，依他的判断，职业水准的和这些普通玩家争抢，三轮下来拿四十双以上比较合理。 运气好的更多些，运气差的更少些。说实话，面对这些普通玩家，职业圈出来谁不是压倒级的？根本不需要周泽楷这种因为是第一高手，所以肯定特别厉害的因果关系。这里用到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为对手太弱，所以大家都特别厉害。不是职业选手，那会是谁啊？ 魏琛说：“看看能不能加上好友联系一下。”叶修说：“你是想……”魏琛也已经想到了。不是职业选手，那当然就是民间高手。深入了解一下，没准这就是一个可以成为职业选手的希望之星。而且现在一下就是两个。